第八十集，作品展览的位置是按照获奖级别来排序的。林和熙首先看到的是优秀奖的展示区，没有急着去找自己的话，他在其他的展示区看了看，优秀奖和三等奖作品的作者多为其他学校或是本部一年级的学生。林和熙从后往前慢慢看过去。 然后跳过二等奖的区域，直接去了一等奖的展示橱窗。一等奖作品画的是秋日田野，作者虽然是事先内定的人选，但林和熙也能看得出来，作者本身也有不差的功底和实力。他最后才去看所有的二等奖作品，排在前面的几幅画都不是他的，林和熙仍是弯下腰凑进去看了看。 然后才沿着长长的橱窗继续往后走。林和熙在橱窗末尾看到了印有自己和作品名字的介绍名牌，下方甚至还有来自美院教授的几句短评。然而，在名牌上方摆画的地方却空空如也。他愣了一秒，下意识的眨了眨眼睛，然后凝神去看，橱窗内还是没有他的画。 那么他的话去哪儿了？掌心抵在橱窗玻璃上，林和西满脸愕然。林和西拿出手机要打电话给美院团委的人，尤虫的电话已经先一步打了进来。对方已经回学校，叫他去吃火锅。林和西又问他约在哪里见面，尤虫直接在电话里道：“我在学校南门等你。”林和西挂掉电话，掉头就往来时的方向走。 暂时将画的事抛到了脑后，一起吃火锅的还有赵杜和杨卷。赵杜始终惦记着尤虫说过要请他吃饭的话，又听说尤虫已经回学校，提议去大学城的老字号火锅店中吃火锅。恰巧周轩有事不在学校，所以去吃火锅的只有他们四人。林和熙和尤虫到的时候，赵杜和杨卷恰巧排到号。 已经坐在店里等他们，四人扫码点完菜，林和杰起身去自助区打油碟。自助区的人有点多，他在旁边等了等，才动手去拿碗和勺子。片刻之后，当他端着两碗油碟往回走时，就看见有人背对他在油冲旁边的空位坐下。林和杰一眼就认出那背影是他的便宜弟弟。他端着油碟走近。 恰好就听见林童在问：“虫哥，你们和轩哥来吃火锅啊？”尤崇言简意赅：“不是。”林童又问：“那是和谁啊？我认识吗？”坐在桌前的人没有开口，头顶倒是先落下一道声音：“认识。”林童无知无觉，只下意识觉得声音熟悉，转过头去问是谁，在他手边放下油碟。 林和熙悠悠吐字道：“我。”林童这才反应过来，猛然从座位里站起来，睁大眼睛，气冲冲的看他：“怎么又是你？ <laughs> 怎么不能是我？”林和熙好整以暇的站在桌边回望他：“你还打算霸占我的座位到什么时候？”林童脸色有些难看，强压心中的怒意，回头去看坐在旁边的油虫。 尤虫语气淡淡：“不是和同学过来吃火锅吗？你先过去吧。”林童只好不情不愿的给林和熙让出位置，慢吞吞的往前挪出两步，又忍不住回头朝林和熙看了一眼，却见对方在桌前坐下来以后，动作再自然不过的拿起尤虫喝过的那杯水，嘴唇附上杯沿喝了一口。 而尤虫显然是已经察觉到了林和熙的行为，也什么都没有说，神色如常的从林和熙手中接过那杯水，放回自己手边。林童脚步顿住，心中莫名生出微妙而怪异的感觉来。他又走回林和熙面前，神色不明的盯着他看。在他的注视中，缓缓抬头，林和熙语气有几分漫不经心。 还有事儿，撤回打量他的视线，林童冷着脸道：“给我一杯水，我也渴了。”林和熙环顾整张桌子，最后懒洋洋的开口：“没有新杯子。”已经料到他会这样说，林童的视线直直投向尤虫手边的水杯：“我可以用那个杯子。”林和熙闻言，唇角微微弯起：“那是尤虫的杯子。” 你要先问他愿不愿意。林童眼巴巴的望向尤崇，后者没有动，只抬眸扫他一眼道：“我没有和别人共用杯子的习惯。”林童的眼神愈发古怪起来。事实上，即便是不主动去问尤崇，和对方认识这么久，林童心中自然也清楚和了解，尤崇的确是没有和别人共用任何杯具或餐具的习惯。 然而，他也的确亲眼看到，林和熙用油虫的杯子喝了水。既然没有和别人共用杯子的习惯，那么林和熙在油虫那里算什么人？忍住脱口而出的冲动，林童神色怪异的离开了。确定对方已经走远，赵度才看向林和熙，满脸复杂的开口提醒。 你你刚刚用油虫的杯子喝水，好像被他看到了。 <laughs> 我们是在谈恋爱，又不是在偷情。林和熙不以为意的一笑，没什么不能被看到的。同性恋爱的情况放在现实生活中还只能算是少数。震惊于他的大方和坦荡，赵度许久都说不出话来。杨卷却渐渐困惑起来。 那为什么之前要瞒着我们？林和熙的神色比他还要困惑。什么时候瞒过你们？不是第二天就告诉你们了？杨卷认真回忆片刻。上次周轩带我去油虫那里借正装，你还躲在卧室的衣柜里不让我出声。赵度适时露出一副是我错过太多的惊异模样来。失语的人轮到了林和熙和油虫。油虫问他。 周轩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杨卷如实脱口而出：“我们去爬山那天晚上。”两个当事人还没发话，就见赵杜目瞪口呆道：“原来你们那时候就在一起了，藏的有够深的。”林和熙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无言和复杂。火锅吃到七点才结束，尤崇先行起身去前台结账。 剩下林和熙和其他两人慢悠悠地走在后面。中途，他想拿手机出来看，摸遍全身的口袋都没找到，才想起来，手机似乎被自己放在桌上没拿，又折回餐桌边去找手机。拿到手机去收银台找其他三人时，收银台旁只剩下尤虫一人在等他。林和熙跟着对方往店门外走，哎，他们两个呢？ 尤虫停在店外的人行道上，抬手指了指街对面：“喏，去买奶茶了。”林和熙点点头，和尤虫站在坏掉的路灯下等他们。送外卖的摩托车擦着人行道飞驰而来，尤虫伸手搂住他的脖颈，将林和熙往后带了带。摩托车瞬时远去，尤虫圈在他脖颈上的手臂还没有放开，垂头在他脖颈旁嗅了嗅。 轻轻嘲笑道：“哼， <laughs> 一身火锅味。”林和熙闻言也偏过脸，在油虫身上嗅了嗅，而后缓缓挑高眉间：“你不也一样？”油虫搂在他脖梗上的手臂微微收紧，语调微妙扬起：“我也一样。”林和熙没有说话，而是转头往街道两侧看了看，没有路人注意到。 站在暗淡光线下的他们，他凑到油虫脸边想要亲他，堪堪碰到对方的嘴唇时，油虫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林和熙一愣，只好从油虫身边退开，看对方拿出手机接电话。电话是赵度打来的，对方在手机那头问林和熙喜欢的奶茶口味，林和熙直接从油虫手中接过手机，对杨卷道：“我现在过去。” 杨卷在手机那头应了声好，林和西挂掉电话，把手机还给油虫，穿过马路，朝对面的奶茶店走去。